冬天到了，很多人呢会喜欢呢用保温瓶来装咖啡或者是装茶，但是你会不会担心说用保温瓶装咖啡或茶？坊间有流传说。 有可能啊，咖啡跟茶含有酸性的成分，会腐蚀保温瓶，进而释出重金属，有害健康呢。好，这个专家指出呢，事实上并不会的，因为呢，茶跟咖啡并不是强酸性，所以呢，不会让保温瓶释出有毒的物质。所以呢，保温瓶啊，要装咖啡或者是装茶。 OK 的是没有问题，但当然它最好是这个不锈钢材质，不锈钢材质就 OK 了哈。但有时候这个房间的各个保温瓶各个的材质都不一样啊，你还是要严格的稍微的看一下它的材质内容哦。但如果是保温瓶是不锈钢材质，碰到咖啡茶，即使是热的，也不会影响到饮食上面的安全，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担心。这是今天呢自由时报上面的医疗新闻，来跟听众朋友一块的分享。 好，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是星期五，哇靠，九十六啊。 今天东北季风呢稍微的减弱了，所以今天呢台北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呃中午的高温呢应该可以上看到三十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要出门的朋友要带伞， <laughs> 但是是要防晒用的，因为今天的温度呢是真的还蛮高的，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呢，小心一定要注意好防晒，但是日夜温差大啦，因为今天最低温是二十二度，温差八度的状况之下，还是要请听众朋友适时的添加衣物，尤其是晚回家的。 朋友，千万不要因此而着凉了。现在台北的温度已经是二十九点九度了，提供给你做参考。 今天天气虽然非常的热，但是明天东北季风又会增强喽，一冷一热之间，请大家保卫一下。今天星期五可以赶快来洗一下衣服，然后明天星期六就可以收进来了。还有呢，天气呢慢慢的越来越冷，很多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脸呢，也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了。天气冷，用热水洗脸感觉比较舒服哎，但是皮肤科医师说。 这是不好的习惯，甚至有可能会提高湿疹的风险喽。这一般哦，洗脸一般脸度，我们在脸上这个皮肤的温度呢，大约是三十六度左右。但是建议大家呢，最好洗脸的时候呢，可以用三十度左右的水，这是最适当的温度。呃，如果呢温度水温过高呢，容易会把脸上皮肤的油脂洗去，造成了过度的清洁，不仅容易脱皮，同。 时还会容易形成皮屑，容易会患有湿疹，所以呢，千万水温不要太高，但是太低可以吗？ <laughs> 太低也是不好的，太低呢容易刺激皮肤，尤其如果你本来有酒糟肤质的民众，在洗了水温太低的水呢，也恐怕会造成皮肤啊这个酒糟肤质会变得更糟糕，所以即使冬天到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太热的水。 太冰的水都不适合拿来洗脸，温度刚刚好就好喽。 这个 <laughs> 拍摄哈，我们的医生正在路上。听说今天和平东路大塞车，我好想开放口音啊，告诉我一下现在路上的车况如何啊？他说呢，这两百短短两百公尺呢，他就开了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哦。哦，这应该是塞的还蛮严重的。礼拜五出门开车，好像似乎都是比较容易会遇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形。哎，要来呃特别的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呢呃正在路上的话呢，今天星期五似乎这个交通的状况比较。 要稍微的严重一点点喽，啊呃，但是刚好把握时间，我们来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的医疗新闻。啊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喽，哎，这是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呢，因为人类乳突病毒的关系呢，盛行率很高，即使终身只有一位性伴侣哦，但是依旧是有五成的感染几率。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 天呐，有高达六成以上的民众，呃，没有接种疫苗。 没有定期接受抹片，以及没有全程使用保险套，那医师表示呢，如果要预防子宫颈癌，要确实做到以上三项，也就是第一项，你可以选择接种疫苗；第二项，定期接受抹片检查；第三项，全程使用保险套，才可以杜绝 HPV 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好，子宫颈癌呢，也是在女性癌症当中的前几名啊。特别来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 Thank 气渐渐变冷了，也有蛮多的人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到日本去赏风。不晓得你有没有到日本去赏过风呢？不管是赏风跟赏樱花，我自己是都没有去过啦。呃，但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了，如果你是知道啊，你本来就会走长路的话，请记得要选择一双适合你的鞋子。今天呢，《自由时报》就报道了，有一名五十岁的女生，她喜欢穿尖头鞋，多年来呢，在双侧的大小。 拇指跟脚掌侧都长了不少的厚茧，如果用锉刀磨薄了之后，不久不久之后又会增厚，甚至一按一按压就会痛哦，导致行走不舒服。然后如果买鸡眼贴布来使用，刚开始就会有改善，后来呢又会疼痛难耐、不舒服。哎，其实最根本的状况。 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肖子玲就指出，最好的状况其实还是选择一双适合走路的鞋子，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呢，长期过度的摩擦或者是压力分布不均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呃这个脚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一刚刚医生传讯息告诉我，说他已经到停车场了。 <laughs> 好，这个是哎，现场节目呢，就是难免会有一些的状况。但是呃，今天呢，医生等会来要跟我们聊聊有关于心脏科方面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到的一件事情呢，也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像是这一个周末呢，我要去看棒球比赛哦。大家知道吗？最近不只是日夜温差大会容易引发心肌梗塞，还有呢，根据 报道呢说，如果非常的喜欢看这些运动赛事，不管你是到现场去，或者是呢你在电视机前面看运动赛事，都有可能会让心血管疾病发作哦。所以要特别提醒啊，喜欢看这个各式各样棒球比赛，或者是足球比赛，还有呢像是曲棍球比赛等等的，都要小心这些对于心脏的影响。因为呢，研究发现，参与者在电视前面观看比赛的时候，心跳率会。 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在现场看比赛只是会增加百分之一百一。那心跳加速呢，相当等于剧烈运动所引起的心脏压力。所以哈，看比赛是要疏解压力的，千万别给自己的心脏太多的压力喽。 气冷的时候你喜欢吃火锅吗？哦，我们制作人找的这则新闻，觉得蛮有趣的耶。很多人呢都会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吃火锅。如果呢你要吃火锅的话呢，要来告诉大家，哎，鲑鱼鱼头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鲑鱼鱼头锅呢，对于听呃对于这个如果要帮助呃抗癌呢，还有蛮不错的帮助啊。尤其呢呃富含了一些深海鱼油、胶质、蛋白质都是。 呢，对于身体呢，蛮好蛮健康的。冬天吃火锅很 OK，但是记得我们新陈代谢科的时光中医师常常讲，请记得沾酱不要沾太多哦简单的沾沾一点点这个日式酱油就 OK 了，简单的提味就好了。至于如果你有三高的疾病，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的话，哦，请记得千万不要喝太多的汤，这汤啊喝太多了，对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会不太好。 好哦。 等那医生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血栓症。其实呢，最近因为心脏病呢而影响身体的一些新闻，大家都可以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得到。包含像是我们还蛮喜欢的球员赵世强先生，哇，他呢呃也经传说有心脏病发，但是呢他自己本人则是回应，他的确是因为心脏不舒服住院装了一根支架，但是已经。 在呃先前呢就已经平安出院，现在是没事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啊，大家在这种天气比较忽冷忽热的状况当中，比较容易会有心脏疾病的产生，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 <laughs> 另外一位呢，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小说家郑清文，先前也是因为急性的三呃心肌梗塞，在三军总医院辞世，享年是八十五岁。他本来呢是到。 医院去做复健，结果复健还不到半小时，突然脸色发白，医院马上将他转进急诊部，打了强心针，但非常令人难过的是，依旧是回天乏术。将会在十一月十五号，呃，十一月二十五号呢，为小说家郑清文举行追思会。但是也要特别的提醒，家里面如果是有长辈的话呢，像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请记得一定要特别留意心脏方面的问题，当然定期检查绝 对，不能少。不管是心脏超音波、心电图，还有呃，像是运动心电图，这些通通都是必定要做的检查。 今天十一点二十一分回到节目现场，医生你到了， <laughs> 但是你应该心跳跳很快吧？对，没错。来，赶快帮我们及时播报一下和平东路上到底有多塞啊！对我后来后来其实先跟各位致歉呐，因为今天实在是 <laughs> 正常时间出门，但是实在是有一段塞很厉害那。 后来发现是那个和平东路那边在修马路啦啊，是啊，对对对，它就是变成三线道变一线道，所以所以大概从基隆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的和平东路非常非常塞。哎呦，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laughs> 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尽量的避开和平东路段，因为不是啊，礼拜五本来就比较塞车。那你刚刚说基隆路到复兴南路段的这一段，如果刚好在修马路，因为和平东路基隆路口本来就很塞车啊，对不对？ 平常我过来时候转个向，其实过来都还是可以接受啊。今天是几乎是，譬如说，好像我那时候大概十几分钟只走了两百公尺。哎呦，我刚刚帮你报告给听众朋友了，所以你应该考验我心脏的承受 <laughs> 是是是，没错没错。 <laughs> 好啦，辛苦医生了，真的辛苦医生。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邀请到陈冠任医生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血栓症。刚刚在节目里面有分享，有很多人呢安排长途旅行，可能一坐飞机呢，比如说飞到美国啊，飞到呃澳洲。 甚至飞到欧洲，一坐至少都要十个小时。对，那呃，有医有医生就指出哦，事实上，如果你坐这么长途的飞机的话呢，最好要适时的动一动你的身体，还有尽量不要翘脚啊，避免以免引发血栓症。是不是可以请医生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呢？嗯，什么是血栓症？血栓症啊，其实，呃。 这个血栓症它是一个很很大的概念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讲，就是说以我们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的系统，其实我们统称叫心血管系统，但如果严格来说，其实是分两个不同的体系，嗯，一个是动脉的系统，一个是静脉的系统，然后那动脉的系统是从我们的左心呃。 开始算，然后左心会接到我们的主动脉，接到小动脉，然后最后到周边器官，这叫动脉的系统。嗯，那所谓静脉系统就是从周边的器官回来，哦，比如说从从脚啊，从这个手啊，或从其他的器官汇汇集成小静脉，然后到大静脉，那再从大静脉回到右心，嗯，哦，右心会最后会到肺部，动脉出，静脉回。对，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两个不同的体系？是因为血栓症，所谓的血栓症。 这个这个整体的概念在两个体系都会发生，而且是不同的这个状况。嗯，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像我们讲说，长期坐飞机啊会引起血栓症哈。这个其实讲的是静脉的体系。嗯，哦，静脉体系就是说，呃，我们刚刚提到，其实静脉体系它的起始点是在周边，嗯，然后最后终点是在肺部，嗯，哦，因为它会借由心，经由右心回到肺部。嗯，那所以说，所有这个静脉产生的血栓，它最后最担心的就是说，它有可能掉落之后会。 沿着静脉回到心脏，然后最后卡在肺部。嗯，所以其实静脉的血栓，我们最担心是产生所谓的肺栓塞。哈，哎，很酷哎！为什么不是卡在心脏，是卡在肺部？因为其实心脏它是比较大，它的洞就是它的，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它那条马路比较宽，所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会它这个血栓它一定会卡在一个。 它大小刚好适合它卡住的地方，那比较常发现就是在肺部。对，因为整条静脉到心脏，因为心脏是一个很相对于血块来讲是个很大的构造，所以它在里面漂流，它不太会停下来。嗯，但它顺着血流一直慢慢慢到肺部之后，肺部它从肺部的主动脉，哎，肺部的动脉开始慢慢进展到肺部的微血管，它其实血管是越来越小的。嗯，那所以它到一定适当大小时候，它就卡在那边不会动了。嗯。 对对，所以所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坐飞机，呃，事实上这种静脉血栓吼，它最常见发生就是在于说你可能久没有动，嗯，哦，久没有动，像坐飞机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哈。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说这个叫做经济舱身候群，坐飞机坐太久了，因为下肢一直都不动，嗯，所以血液循环比较慢，嗯，循环比较慢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血块的形成。嗯，那一旦在下肢的静脉产生血块，就要担心说，假如哪一天它如果连在这个 壁上那还 OK，但如果哪一天突然血流一冲击，哎，它掉下去了，它就会顺着静脉回流到心脏、到肺部。嗯，那一旦产生所谓的肺部栓塞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疾病。产生肺栓塞会呃有可能致死吗？它有哪一些临床的症状？有肺栓塞，其实看你塞的严重程度哦。有的时候你那血块非常大块的时候，它可能会塞在比较。 呃，大的肺动脉可能在肺动脉一开始的时候就塞住，那就很危险。嗯，甚至有时候有些人统计，那个肺栓塞如果急性肺栓塞发生的话，可能死亡率是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嗯，就是一发生，其实它的致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哦，甚至不亚于我们讲心肌梗塞。嗯，哦，那如果是比较小的血块，它可能会。 它会是，它可能就不会塞在这么前面，嗯，哦，它可能会塞在比较远端，嗯，那它影响范围会比较小，但是通常也是会有一些症状，嗯，整体来讲，肺栓塞引起的症状大概最常见，一开始就是会胸口闷喘，胸闷喘，对，很明显的喘，然后胸闷，然后这个心跳会加速，嗯，心跳会加速，然后你来医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阳气不够，嗯，因为你的肺部的动脉被塞住了，所以你。 气体交换的那个能力会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哎，你的氧气浓度不够，甚至会有些缺氧的变化。严重的时候，比如手都会变紫的，嗯，哦，那种氧气很明显不够的状况。嗯，对对对。哎，可是它是肺部的栓塞，这部分如果到医院去紧急处理，也是归心脏科管吗？这好像应该会变成胸腔外科，是不是？呃，其实都有，就是有，呃，这个其实因为其实医院有时候分科不见得会那么细，有些医院是胸腔内科，有些心脏内科，那其实。 不管是什么，其实呃都有。 不管是胸腔科或心脏科，其实针对这个都是很重视，因为这是很这也算是重症了哦。这跟心肌梗塞一样是重症，所以来医院只要诊断是马上需要处理。甚至有些很严重的，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如果在很近端的肺动脉就塞住了，那甚至有可能一发生就人就倒下去，就休克甚至死亡。所以要赶快，有时候甚至要赶快请外科，赶快开刀把那个血块取出来。哎，所以像这种血管栓塞哦，不管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肺栓塞，它是要靠什么样？ 的诊断可以一眼看出来，到底塞在哪个路段？你知道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都有监测仪，对不对？台湾台北市的道路也有啊。那那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肺部是靠什么检查出来？呃，否则密密麻麻，怎么知道到底塞在哪一段？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呃，第一步还是医生的专业，就是说，当一个病人，譬如说他真的喘闷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他到底哪里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会先做心电图、X 光等等这些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嗯，那如果我们初步的判断觉得他比较像是肺栓塞，就像我刚讲，他可能氧气不够，心跳很快，然后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一些抽血的检查哦的话，我们会再排一些进阶的检查。嗯，所谓进阶检查，像心脏超音波，或者是电脑断层。嗯，哦。 那心脏超音波，如果说我们发现说，因为哈这个，就是说，因为如果是肺栓塞的话，哈，它的血块等于是卡在肺部，嗯，那所以你想，这个血块如果塞住了这个肺动脉的话，嗯，变成说正常来讲。 血会从右心回到肺动脉嘛？嗯。那如果你肺动脉塞住的话，右心会越来越胀，因为血下不去。嗯。哦，就像我们。所以右心会肿胀就对了。对对对，在超音波下我们会看到右心胀得非常大。嗯。哦，而且是突发性的。嗯，哦，这种就代表说可能主肺动脉有问题。嗯。哦，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强烈怀疑会不会是肺动脉栓塞了。嗯。这时候去做电脑断层。 电脑上层是最后一个检查，只要电脑上能看到，哎，它会把所有的血管飞的切的非常细，所以如果真的有栓塞的话，会看得很清楚。那电脑断层可以同步的看到心脏的血管跟肺部的血管同时显现影像呃，同时没有办法，因为因为它其实有分，就是它看的它看的主要的部位，嗯，跟它切的细致度，嗯，因为所以心脏的那个看血管，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讨论过那种心脏的那种电脑断层，跟我刚刚讲这种一般胸腔的。 电脑断层其实是不太一样，嗯，对对对对对，你一说心脏电脑断层更细致就对了，对，而且它是比较局限，比较 focus 在心脏这个部位，哦，而而肺部的电脑上，我们需要整个肺部都都看得到，嗯，对对，但是肺部的电脑断层也可以很轻易的看得出来是塞在哪一条血管吗？对对，肺部的血管，对，了解哈，啊，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血栓症哦。事实上，你不要想说已经是坐长途飞机了，刚刚医生在讲的时候，我想说有很多那种美容。 农业啊，帮人家做。 <clears throat> 美甲的，或者是做那个种睫毛的，哎，小姐一做也都做很久，哎，对不对？对啊，其实这种我们讲静脉血栓的这种症候群，其实有统计，嗯，有统计说有一些那个危险因子，然后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还是久坐久站，像刚刚主持人提的一些行业哈，需要久坐久站的，都是有可能，都是危险因子。另外一个就是本身有恶性肿瘤的，嗯，这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有恶性肿瘤容易产生血栓的变化。好，更详细的情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的时候再请。 找医生。 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岳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心脏内科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要准备开放扣音电话了，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有关于任何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冠岳医师。医师，您刚刚有讲到了，包含了呃久坐。 久站，对，还有你是说有一些癌症的患者也比较容易会有心心呃血栓症啊？对对对，为什么癌症患者会容易？因为其实这个癌症哈，它本身会有一些肿瘤的因子存在，所以这些因子在身体里面运行的时候，会影响一些血液的凝结的程度。嗯，所以其实呃，在国外的研究就是说，重我们讲深层静脉栓塞，嗯，哦，深层静脉栓或肺栓塞的病人，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几个，第一个就是久坐久站，第二个就是可能有恶性肿瘤。 的病人，嗯，第三个就是开完刀术后，嗯，哦，因为有时候开完刀那个也会改变身体的一些血液凝凝结的状况，是，所以术后的患者也很容易反生产生所谓的肺栓塞或静脉栓塞的问题。有最近实习医生最新的一集就演出那个手术是成功的，但手术的并发症大家都没有意料出现血栓症，所以大家一旦出现血栓症的话，是很快就。 抢救无效就过世了。对，就是我刚讲，其实有时候发作是很急、很立刻，而且是很危险的。那那并不是代表手术失败哦，而是手术的并发症、血栓症，有时候是大家谁都无法预料到的。对对对，没错没错。好，嗯， <laughs> 你看看电看影集也是有好处的。 <laughs> 好，所以我们要请医生特别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呃，如果呢真的是属于这种常常久坐。 久站，或者是说，哎，要坐长途飞机的朋友，大家有没有一些在日常生活要注意的事情，或出国前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来提醒？哎，我还想到一个，哎，久站也会的话，那百货公司的柜姐也有啊。会啊，会啊。可是怎么会？柜姐不是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尤其你知道那个搜狗周年庆开跑，昨天那人很多哎，那走来走去，为什么不就是一直在动吗？为什么一直在动也会有血栓症？呃，其实动应该会比较少了，就是说。 其实其实活动应该还是会减少，所以我们说柜姐会发生的，通常都是就是情比较是静态的那种形态的，会几率会比较高，就是他可能都坐在那里的，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是那种像周年、庆那种常走，其实它是减少，它会发生的。嗯，对对对对。哦，但是比如说我们的问讲司机，嗯，呃，电台最最重要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他们这个风险就会高一点，因为他等于是一直维持那个姿势，嗯，他真正能够改变姿势的时候也不多，嗯，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有点雷同，人家说坐办公室那个族群，他也是维持一个坐的姿势很久，嗯，其实这都是。 风险比较高的族群。他唯一就只有那个手在动，然后脚在踩而已，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散步哦，行哈，下来散一下步，对对对对。去便利商店啊，买个那个豆浆喝啊，买个饮料喝也是不错的，要让身体动一动比较好。比较好。但是如果真的有心脏病史的朋友，是不是你在坐长途飞机之前，最好是可以咨询一下呃你的医师拿一下一些备用药物比较好。呃，这个有像舌下含片一样的备用药物吗？ 原则上是没有，原则上我们还是用一些生活作息调试，就是最主要就是定期的活动哦，不要维持一个姿势太久。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心脏毛病哦，或者是有些心律不整的人哦，这种可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的话哦，有些医师就已经会。 呃，嘱咐你要服用一些抗凝血剂。嗯，那如果你已经有服用这些类似抗凝血剂的药物的时候，其实是呃不适合停停掉哦，不然的话那个风险会回来，就是那个产生栓塞的风险会增加。那个坐飞机的时间一长，也要记得定时服药，对不对？对对对对。嗯，还有呃，也要特别提醒，如果是前往一些热带国家，比如说像大家农历年过年，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哦，台湾好冷，我要去感受一下温暖的阳光。你或许就会往一些呃，我随便。 讲，比如说呃，泰国啦、菲律宾啦，甚至是呃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度假，那也要留意一下，适时的去补充水分。对，没错，你这个其实就我们之前夏天的。 主题有谈到，就是你水分补充不够的时候，血液粘稠度上升，这个也是会增加血栓的机会。嗯，对对。好，呃，继续回答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来接您的电话，客运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有关于任何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陈冠任医师。我们现在接李小姐，你好啊，医师好，主持人好，喂，你好。聊一下那个心悸的话，到底能不能喝咖啡？嗯，哦，然后还有就是。 哎，心脏疾病跟胃好不好有没有关系？ OK，好，谢谢你，谢谢李小姐。心悸可以喝咖啡吗？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啦。哦，当然，第一步你要先知道你的心悸是是什么样的心悸，因为心悸是一个感觉，但是它到底是真的有一些我们讲比较严重的心律不整，还是单纯的心跳加速，哈，只是紧张这些压力引起的，其实还是有点差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原则上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咖啡、茶、酒精这一类的饮料，我们都会尽量。 呃，建议病人不要服用，对对，可能会加重那个感觉。OK，那第二个，心脏跟胃。 对对对，心脏跟胃其实呃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两个器官，说实话，在身体里面其实位置并不会差太远，他们只差一个横膈膜，所以其实常常会有心脏科呃就是呃心脏不舒服的病人来的时候认为是胃痛，也有常常反过来就是明明是胃食道逆流的病人一直说胸口闷，嗯，所以这其实是一直我们心脏科跟胃肠科医师之间哈，呃常常有时候病人会转来转去，因为其实一开始来的症状可能不见得是他真正的毛病，嗯。 那这个有就有带我们医生去做进一步评估，譬如说你的痛是不是跟饮食有关？嗯，哦，有些人说胸口痛，可是他是每次空肚子的时候，呃，肚子饿的时候才会胸口痛，这种就比较像是可能胃食道的问题。哦，那如果说像有些人是胃痛，可是他一活动就胃会痛，会不会是心脏引起的？这个就要再再做一些厘清。哦，所以心跟胃本身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的。 症状很类似，所以有时候会搞混。所以你一定要记清楚那个 moment 到底是什么， <laughs> 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对不对？对，所以我想医生都会问的很仔细，因为其实胃跟心的这个搞混，这个比例是不低的，所以医生都会问的很详细，对不对？好，我们接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哎，陈医生、陈医生同志，你们好。是我，我想请教一下，我是多年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的药是口袋病，这个密密这个呃八十米 gram 的考代还有嗯。 那么还有晚上呢，服这个一一个 m i g r a m 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多沙病。嗯，这个这那么多呢，现在血压控制的很好，现在血压有时都是 under 的，有有有时甚至一到甚甚至一百零几，同这个这个六十几，一瘦是是是收缩压是一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一百的一一总是 under 一百一，一呃一百以下，那么都是是。 但是问题呢，就是都都都是，而且我的泡血血压很低，血压都是差不多按着按着五十以下。嗯，是是在这种情形下呢，现在天津也慢慢渐冷了。嗯，是不是可以呃，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可以减药？OK，减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口这个口口口袋病啊，呃，不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口袋病这个药，好像讲呢，在这个呃，我现在是因为在这个。 呃，宫保啊，而他们现在就停掉去，已经停掉了，停掉，停掉以后就口袋病好像就有很多有有有很多医院、有很多诊所没有这口袋病，嗯，可以用什么药可以代替？好，谢谢张先生，谢谢医生。第一个关于呃血压是是可以减药，当然张先生血压听起来是蛮不错的哈，但是是不是适合减药，我觉得还是要去呃询问原本的医师哈，因为。 很多药其实它不单单只有降血压的效果，它可能还有一些额外对心脏的好处。像张医生提到这个 c o d e l e n 哈，这个药它其实，呃，除了降血压在，它其实对心脏有一些保护的效果哦。那像睡前吃那个呃，我听到应该是 d o s a b e n 哈，这是一个就是血压也有治疗这个色物腺肥大的药，所以其实也许不单纯。 呃，只是为了高血压，也许当初医生开也有一些别的用意。嗯，那第二个问题回答到说，那个考地尔芬，哦，l v 尔 n 哈，这个药，呃，有没有什么替代药？因为这个药，它原则上是两个药合合在一起了。那其中主要的成分是所谓的我们讲，呃，我们英文讲 ARB 这个血压药的成分。那事实上，ARB 这个族群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种，呃，不同类型，甚至更新型的药哈。所以其实这个，我想医生在开药时候都会帮你做调整。原则上差效果，呃，这个效用应该是差距。 差距不会太大。好，呃，张小姐你好，张小姐是，你好，阿姨请说。啊，那个医生您好，你好，我是去年一百零五年一月份开那个二尖瓣脱垂，嗯，是，然后就是哎，我现在我到现在就是还是那个心脏有时候会那个抽痛，嗯，对对对，然后哎，我每天喝一杯咖啡。 嗯， <laughs> <laughs> 然后我也是。张小张小姐，你那个二尖瓣脱垂是有开刀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换瓣膜，人对对换了两换了两个牛的瓣膜。牛瓣膜 OK。OK，那你最主要问的问题是可不可以喝咖啡？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十一十二号要去北京。嗯，对对对，那这样子应该是 OK 吧？因为我是前几天有回诊，我有问我的那个主治，他是说 OK。嗯，OK，好，谢谢我们让呃陈医师回答你。嗯。 原则上，你这个换完瓣膜之后哈，其实其实你的症状，因为你说会偶尔会刺痛哈，这个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是心脏来的，有时候是因为压力或神经痛哈，这个倒不太像是因为二尖瓣的问题。一般来讲，二尖瓣的问题会导致要换瓣膜，应该是蛮蛮严重的喘或闷呐。哦，如果这样的问题没有再发生，而且我想，嗯，您的主治医师也帮你做一些检查，看起来是 OK 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 需要担心的啦，后就是定期服用一些该服用的药物。那出去玩的时候应该是 OK 的。嗯，好，嗯，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时间十一点四十七分，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心脏内科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他都有听众朋友，你们讲，嘿，引导医生是什么什么什么科呀？我跨流了，我跨流了。声音 <laughs> 引导，声音声音帅，声音帅。我还是再次这个重复一下。 是国泰医院的呃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呃东城冠军的冠，然后任是任贤齐的任，责任的任 <laughs> 啊， <laughs> 哎呦，好，哎，感觉我的介绍有年代哦。啊 <laughs>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Hello，是是，这样有听到吗？有啊，请说。哎，郑医师您好，您好。哎，我我发现我那个血管都一粒一粒圆圆的呢，然后那个脖子的那个静脉也是一样，然后好像 <laughs> 越来越大。哪里的血管一粒一粒圆圆的？就是两只手啊，啊，还有那个脖子、颈部啊，颈部的那个静脉，哇，好大。OK，啊，谢谢。然后就是头部会。 会麻，嗯，站着也会麻这样子。OK，好，谢谢，我们让医生回答你哦。我挂断是不是？好，是，是，谢谢你。好，嗯，医生，对林小姐这个状况哈，呃，我们先讲血管哈，这血管我，呃，我听到的就是说那个静脉比较明显的，应该是这样，比较比较。 明显比较鼓张这样子，然后那这个有几个可能，也有个是有一些人是先天的吼，比较瘦的人有时候静脉会比较明显。嗯，那另外当然有一些可能就是说静脉明显就代表说我们刚好提到，也许是呃心脏，尤其是右心，因为右心是静脉的终点，会不会右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瓣膜的问题啊，心脏压力太大等等，会造成静脉比较明显哦，就是水肿起来。嗯，不过我觉得这些都要做检查啦，哦，所以单纯这样也没有呃没有。 看到本人，大概也很难判断，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疑虑，还是去医院给心脏科医师做详细的检查。嗯，哦，那至于头晕会或者是会麻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先量量看自己的血压、心跳有没有什么异常。嗯，哦，那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也是一样，可能去医院做一些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血管或神经方面的问题。OK，好，这是回答你的。呃，来接下一位是张小姐，你好，你好，你好，请叫医生哦。是。 就是像现在，呃，我早上在书桌前坐了半个钟头，嗯，几乎每天都是重复这样子，并不是时间很长，但是我的那个左小腿，特别是左小腿，非常明显，嗯，就整个的肿、胀、麻，一点不不是非常的严重的刺痛，一点点啊，就所以这应该是要去看心脏科还是什么什么其他？他那个麻肿肿会消吗？ 呃，必须要，诶，慢慢的消，嗯，但是必须，因为人是这样子，已经很不舒服，所以我一定会赶快就找个躺下来，然后把把那个枕头垫高抬高，让他那个脚回流一点，嗯啊，所以是是静脉曲张造成的吗？还是栓塞？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医生。呃，人则上哈，这个小腿肿，当然是呃。 我们刚讲的那个静脉血栓是一个可能没有错，但事实上最常见的小腿肿原因其实还是循环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维持一个姿势太久，并没有真正产生血栓，但是因为维持姿势太久，所以造成一些血液回来比较慢，所以造成的暂时性的肿。这个肿其实很多人都有，甚至我们常常工作一天回家脚都会稍微浮肿。嗯，哦，所以所以其实呃，到底是不是这种良性的水肿，呢？还是说真的里面一个血块造成脚已经水肿的话？嗯，这个说真的也是要做。 检查才知道，所以你就是要去看心脏内科是不是？对，我们通常会排一些初步的，尤其是所谓的静脉超音波，嗯，哦，就是类似像有静脉超音波。 啊，对对对对对，扫描脚的超音波吗？是是是，酷哦！它就是一个最初阶，而且它没有侵害性的检查，它就可以发现说你的呃静脉是不是已经产生血块了。嗯，哦，那如果已经产生血块的话，哦，以现在的医疗概念，只要你静脉已经发现有血块，就应该考虑开始吃抗凝血剂。所以这是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吗？对，门诊会安排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下检查，去去区分一下到底是良性的，还是说真的有血栓形成的。OK，好，下一位是刘小姐，刘小姐您。 好，好，嗨，请说。哎，你好，刘刘刘刘小姐，你要离电话机近一点哦。啊，喂，刘小姐，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可可以可以。哦，不好意思，因为大概在近两个礼拜左右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嗯，胸闷，然后很严重，然后就常常就，可是如果深呼吸的话，手指头会有一点点，偶尔都会有点麻麻的症状，然后心跳会觉得就是好像呃忽快忽慢，然后那。 量自己量血压好像也是正常的，然后有的时候，譬如说，呃，搬一点重物或者是多走一点路，就觉得稍微有点喘。嗯嗯，好，然后让医生回答你哦，哈，谢谢刘小姐，谢谢。好，嗯，刘小姐这个症状听起来是。 的确是比较像是心脏方面然哈，但是心脏方面其实有分很多，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心率不整，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比较严重到所谓的心血管疾病。嗯，哦，那这个单纯这样说真的也很难去去判断呐，哦，尤其是女生哈，因为女生相对来讲，她的心血管的风险比男生低，尤其是如果嗯，因为我不确定刘小姐的年纪了，她听起来应该还不到更年期的感觉，那个对对，因为因为其实女性在还没有停经，呃呃，就是未停经的女性，其实她。 的心血管风险相对是很低的哦，所以真的会产生血管栓塞的机会并不高，那反而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心率不整哦，那种心率不整也会让你觉得好像胸闷啊、心跳忽快忽慢等等，哦，那这些可能都还是进一步都还是要安排一些检查才能确认确定。哎，有没有另外一种状况？因为我之前也会觉得好像呼吸换不过气来，然后手就会开始慢慢麻，我觉得那是就是引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的时候比较类似像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对对对对对，这或许也可以。哎，但当 当然，首先第一步一定都要排除心脏方面的重大问题。没错，其实其实，呃，刚思伟讲的很有很正确啦。在我们心脏科的门诊，其实有统计，呃，年轻女性，我们单讲年轻女性，就是我讲未停经的女性，呃，对，未停经的女性哈，还没到更年期前的女生，因为胸口闷痛来门诊的，原则上十个里面在七到八个。 几乎七八成都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压力大、睡眠不好、工这些情绪的波动、生太生气哦、太太兴奋引起的一些症状啊，真正会有一些我们讲那种暂时性的心律不整或者是二尖瓣脱垂这些毛病的，可能不到两三成。那有心血管疾病的几乎更低，嗯，哦，所以大概是这样。而且我发现还会伴随一些症状，就是我自己的哈，比如说开始就是呃会觉得会失眠，或者是睡不深或睡不好这样子。他睡不好的时候 <laughs> 状况就会变得更严重，都有。 对，我那时候还有去做过心脏科检查，我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其实我不知道， <laughs> 但是其实有可能，比如说都是一些呃压力啊、焦虑啦等等所引起的一些症状啊哈。所以呃，当然可以去找医生排除掉重大的状况，但是你也可以检视一下你的生活形态，试着做一些的调养，比如说有蛮多人会去。 打坐、做瑜伽，或者是做一些静态的什么呃太极呀、气功啊之类的，去调整自己的呼吸，也是一种方式。对，其实就是我们讲，就是适当的调试自己的压力。像有些人的压力是呃呃，像刚刚思维讲这方法都 OK，那有些人是用运动的方式。对对，运动很舒压。对，其实你可以用一些，我都会鼓励病人去做一些运动啊。其实看你的。 年纪跟体力啊，如果年纪比较轻、体力好，你可以去打球啊，或者就是比较剧烈的活动。那如果稍微长一点，也许你慢慢走哦，慢慢跑，快快走哦，骑个脚踏车等等的。 <laughs> 慢慢跑，快快走。对， <laughs> 慢慢嗯，慢跑快走。对对对，慢慢的跑，但是。 走路的是你可以加快一下速度啊！哈，是是是，对啊，这其实就是达到一些那个运动调和的效果。嗯，好啊，那医生节目大概剩下最后一分半的时间呢，我想请您特别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因为刚刚大家打电话进来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状况哦。提醒，如果真的有哪一些的症状产生，比较有可能会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 呃，原则上，我我想先先提今天主题就是血栓症哈。原则上就是呃呃，当我我还是要呼吁各位观众呃听众朋友，就是说，当你这个活动呃比较受限，比如说你一整天需要固定一个姿势活动的人，我们还是建议你可能可能概最多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哈，就起来稍微动一动哈，就是让身体稍微活动一下，避免血栓的形成。然后定期补充水分哦，避免血液太过于浓稠哦，这就是增加血栓的机会。冬天。 也要喝水哦。对对对对，冬天也是一样。嗯，那另外就是回到说什么样的症状哦，就是说一一般来讲心脏，如果真的发生一些心脏的毛病的话，原则上胸闷、喘、痛这几个是最常见的。嗯，那有些如果心脏功能不好话，还会合并一些脚水肿的状况。嗯，所以只要你发生过类似这样的症状哈，你如果不能确定说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从哪边来的，是心脏还是胃哦等等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心脏科医师做一个检查，因为毕竟心脏的问题是。 最严重的，如果我们先把他的问题排除掉，剩下如果是胃肠或胸腔的问题，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没有那么急迫性。嗯，就还比较 OK 一点。而且，呃，要请一些就是比较年轻力壮的朋友，也千万不要轻忽，因为有时候心脏疾病也还蛮常看到新闻媒体报道会发生在呃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人身上，也不少见了哈。没错，没错。还是要好好的留意自己的身体了。好，我们在今天请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国泰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心脏内科方面。 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也非常谢谢陈冠任医师，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laughs> 不会，谢谢，拜拜， <laughs> 谢谢。